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家里养宠物吗？你觉得宠物能带给你什么？健康、快乐，还是麻烦？ 今天我们就请王教授给我们讲一讲动物跟人类的关系。有关专家早已发现，那些有亲人感情支持的人，病痛较少；就是病倒了，治愈速度也比无亲无故的人快一些。不久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，动物给予人类的支持同样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，特别是孤独的老人，喜欢养宠物的原因吧？没错。 很多老人都感觉孤独，这种孤独足以使他们患上精神类疾病或其他疾病。不过，研究表明，家里养有宠物的老人显然比较快乐。那么，动物怎么给人感情支持呢？动物能给人无条件的支持，人际关系会受其他因素影响。你要求别人帮忙，未必会如愿。有些人帮忙了，却又觉得你欠他的似的。 又或者他们的精神支持是有限度的，但动物则不同。你可以把所有精神压力都倾诉给他们，跟他们说说心事。这不但是很好的宣泄途径，而且又不会增加别人的负担。鉴于上述这些表现，所以宠物也可以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吧？是的，欧洲最大的宠物治疗组织有个庞大的治疗队伍。 八千五百只动物，这些动物不时会到医院探望患者，有时也会去老人院跟老人们玩耍，是很出色的医疗助手。六，本文主要讲了什么方面的内容？七。 那些有亲人感情支持的人会怎样？八，如果家里有宠物，会出现怎样的状况？ 九，怎样理解动物给人的支持？十，欧洲最大的宠物治病组织的动物能做什么？